哈利路亚！永恒的爱，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以佛所书》第一章，《以佛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佛所书》第一章三节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阿门。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 深深的爱你，阿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认定了你要来爱你。你知道吗？这个是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在他创造世界以前，跟着我说，以前他已经知道你，已经计划了你，已经认识了你。 也已经爱上了你，OK？所以这爱呢，真的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过于人能够测度的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对人的爱是真的是超越人的自己的能力，人能够来理解的。 虽然是超于我们能够理解的，可是神的爱却神的话语却一直的说，他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爱，他要帮助我们来理解、来体会这个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人最需要的就是神的爱。我们今天认识他的爱有多少，我们就有多少得以完全。你们同意吗？我们如果说今天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神。 那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任何地方不健全的地方，无论是哪个领域看见不健全的现象，那个领域我们缺乏认识神的爱，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我们就就得以医治，得以完全有多少。 所以神一直要启示我们关于他的爱，因为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我们就多得到多少的医治。我们要来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就是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今天，可是今天我们对他的爱的这个看见，已经已经远远离开了神原先所所创造的爱、所指定的爱。神对爱的定义，今天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了。 这个爱的认识，今天我们对于爱的这个认识非常，已经非常被扭曲了了。我爱你，哇！我看到你，我一见你就爱。 <laughs> 我们的我们对爱的今天的看见，非常非常的呃呃呃呃呃，已经被魔鬼扭曲了了。所以今天神要借着他的话语，再次的带领我们来认识他的爱，因为他的爱其实不是我们人自己有这个能力来捉摸得到的。 而且待会我们来回来看一些经节，知道说是，虽然这爱是过于人能够测度的，可是一再的，他在经文里面是说，他要差派圣灵到我们的生命里来，来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他的爱。所以在这一堂今天的这一堂道里面，我们来看，来认识神的爱，神永恒的爱，而这爱是怎么给你的生命带来医治的，给你带来这完全魔鬼。 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是一句谎言，而且他对人说的这句谎言就是要扭曲遮盖神的爱，使人离开神，你知道吗？第一句第一句他对人说的话已经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是使人对于神的爱起疑惑的。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在创世纪的三章一节。 三章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动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夸张了神的的呃话语，他。” 这句话是第一句对人所说的话，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第一句话的目的就是什么？使亚当夏娃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先祖啊，亚当夏娃对神的爱起疑惑。神其实已经给予他们千千万万棵树在伊伊甸园里面，而且他说每一棵树你随意的吃。可是魔鬼来欺骗他们，使他们。 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棵树，这一棵树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吃它的果子果子你会死。可是魔鬼用这一个来绊倒人，使首先是使人的使人对神的爱起疑惑。诶，神好像保留了什么好东西没给我们，他没有缺失爱我们哈。你看他保留了什么东西没给我们的，所以我要大家注意到一第一点就是。 魔鬼的谎言就是第一句谎言，就是首先使人对神的爱起疑惑的。所以今天在人心里面有很大的障碍，拦阻人来来抓魔、来捉魔，到来意识到来认识神的爱，你知道吗？今天魔鬼做了很多工作，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心里面置了很多障碍，要拦阻你认识神的爱。 所以今天，当每当我们讲到神的爱，有很多人会，甚至基督徒会说：“哎呀，又在讲爱，可以讲些别的吗？”我认识什么？我知道什么是爱。你你其实是在说：“哎呀，又在讲神，说些别的，不要讲神，因为神就是爱。”可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欺骗了那么长时间啊，今天很多障碍使我们其实不认识爱。 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爱，我们很多歌曲都是关于爱，爱爱爱，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其实在我们人对爱的定义已经远远离开了神原来对爱的定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再次来认识什么是爱。今天我们说我爱，我爱，我爱冰淇淋，我爱鸡肉，我爱你一样的那句爱，其实，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一样不一样的爱，用不一样的词汇来形容。 来形容的，而且神的爱不是我们这种爱啊，神的爱是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神圣的爱、永恒的爱。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来知道这样的爱呢？因为你，你认识他，认识到神的爱，你才能够得以完全的。所以今天神怎么样使你长大在神家里面长大，长大在他，在他面前。 我们的长大是什么断定的？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你知道吗？根据神的话语的定义，一个人的成熟，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是什么断定的？你认识爱有多少？你活出他的爱有多少？不是你有多富有啊，多少恩赐啊，多少恩高，这些不断定你你的成熟程度。根据神的定义，你认识他的爱有多少，你就成熟有多少。因为认识爱就是认识他。 阿门，阿门。那今天让他的话语来使我们更认识神，你会发觉得到，你越认识神，你的信心越能够操作，因为信心是按着他的仁爱发挥出来的。你认识神的爱有多少，你的信心就就兴盛有多少。所以，你如果今天不认识神的爱的话，你的信心也不能够操作的。根据神的话语，我们信心也是按照他的爱来操作的。 那现在呢？我们再次的回来，以佛所书来看这些经文，在以佛所书、以佛所书的一的的开端，保罗就已经要来解释神的大爱。那在解释神的大爱之前呢，他首先来问、向他们问候。问候的第一句话是在第三节，就说了要开始来讲解神的大爱。他是用什么来给我们？用什么？ 呃呃呃，话语来使我们开始来看见神的爱呢。第一个特征，我大我要大家注意到的今天就是，神的爱是施是给是供应的爱，所以你会在这一段经节里面一直看到说他赐给我们，他赏给我们，他给了我们。神的爱是付出的爱，阿门。 阿门。我们来看第呃，看第三节，以佛所书，因为一节、二节是他问候以佛所的信徒们，然后他开始来讲解神的大爱。他说，在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首先。 他先告诉我们，神因他的大爱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知道吗？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赐给你一切你生命需要的东西，一切各样，是不是一切的意思？你知道吗？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你的生命没有缺乏的，在基督里他已经给予你完全的供应。 无论是金钱上的供应、精神上的供应、家庭婚姻，一切生命，呃呃，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一切关乎关乎生命前进的事，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给了我们。所以，首先我们大我要大家注意到的，今天第一点就是神的爱的特征就是他是给的，他的爱是他给给给不间断的给予我们，给予我们他的供应、他的生命、他的他的福分。 阿门，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的爱，我们越能够操用信心来到他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非常自然的，而且非常非常蓬勃坚固的信心。信心是按照我们的信心的的运作，是按照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你同意吗？阿门。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你怎么祷告，你的信心都发挥不了的。 而且今天我们要来看见他的爱是施是给是供应赏赏赐的爱。那你越认识这爱，很自然的信心，不是我们逼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好像呼吸那么自然的运作。这按照你认识他的爱有多少？如果你知道今天神这么样的爱你，而且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供应了你生命一切一切的需要，你知道吗？ 你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是变得很自然的。哎呀，我我天父那么爱我，有什么我我向他祈求他不会给我的呢？圣经说没有一件东西他没给你的。所以说，今天你认识了他的大爱之后，你会你会理解到这一点，就是神没有保留任何东西在你生命里面。 今天祷告不是神多给我们任何东西，祷告使我们能够支取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东西。阿门，阿门。因为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赐给我们。大家说已经，已经哎。今天你生命需要的什么医治啊、供应啊，一切呃答案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供应了。可是，可是。 我们对他的这个供应还很，还还很缺乏知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要听到，我们要来认识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得着一切的供应。可是，在人生的这个路程上，神要牵着你走，开启、开启你的心，使你发觉、发觉你在基督里的一切基业。你知道你的拥有，你能够相信，你就你就能够享受。 阿门！你不能够享受你不知道你拥有的东西，你知道吗？刚刚上个星期哦，两个星期前，我我我我在外外面奔跑啊，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肚子很饿了，那我要去买东西吃。哎呦，我打开我的那个这个这个呃钱包，没有钱。其实我有，我有一个习惯，我有把五十块钱塞在后面。这个是是是。哈哈 <laughs> <laughs> 啊，有急需要的时候能够用到，可是我忘了那天我，哎呦，哎呀，不要不要紧了，挨饿吧，多几个小时回家再吃了。回到家那天晚上我在收拾我的东西的时候，哎，我我才想起，哎呀，其实我有五十块钱呢，刚才白白的挨饿。 <laughs> 我要说的是，无论你拥有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拥有，你享受不到的。 在基督耶稣里也是一样的。虽然神说，在他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享受不到的。我们没能享受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拥有的东西。你同意吗？阿门。所以今天神要开启我们。那今天不只是要开启我们的心，要来认识我们的拥有。他要我们知道他的大爱，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按着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我们能够能够超用在他的面前。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赐了给我们一切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呃，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要大家注意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很多次他一直说“给，给，给”。刚才我们来看啊，他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你看，在第五、在第六节也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当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一每当神讲解到他的爱，他会讲到他赐给我们什么，赏给我们什么，供应了我们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抓到这一点：神的爱是给的爱，赏。 是供应不间断的，不间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门。而且第七节说，你看，我们借着这爱这就学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阿门。神已经赏了、给了、赐了。今天他要你我来认识，可是这个爱呢？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的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要大家看到，神今天接着他的圣灵，他要帮助你我，他要加力量给我们，来干嘛？加力量使我们能够抓到这个启示。神爱我们，你知道吗？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意识到的。哎呀，神爱我，意识不到的。 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一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哎，感觉得到，而且认识到我们认识到神爱我们，而且我我们需要他的爱。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在以佛所书的三章十四节开始啊。因此我在父前，父面前啊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他从他得名。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做什么？我们来看啊，第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你看，我们需要的是明白和知道，这来自圣灵给予我们的。 的帮助哈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这爱是过于人能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说：“你如果认识到他的爱，神充满你，你的生命充满耶和华神。”哇，这样的生命来自什么？来自认识他的爱，而且他说这爱呢，是接着他的圣灵而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哎呀，爸爸，求你来帮助我，来认识你的爱是怎么样的。帮助圣灵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爱的？你知道怎么样吗？我给大家看这个经节：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来测度这个过于人能测度的爱呢？这个答案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知道什么？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怎么教导我们，开启我们来认识神的爱呢？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来看见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给的爱，赐赏供应的爱，所以神帮助我们来认识的爱。 最主要的是帮助我们来看见他赐了给我们什么，他要你我知道说他的爱是供应的爱，不间断的给，不间断的供应的，阿门，阿门。所以圣经说，你你你你爱你的孩子有多少，你愿意供应的孩子，天父岂不会更要供应你，更要赏赐你？阿门。 这是神对我们的大爱，他的爱是是给是赏是赐的。哈利路亚，哈利。今天神要你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到他的爱，哇的长阔高深。接着什么？接着来认识他爱的这个特征。他的爱是付出的爱，不间断的付出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你我能够相信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一无缺乏的。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所以，所以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开启我们的心，看到他的爱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做这个工作的呢？使我们看见神怎么开恩赐给我们的东西是哪一些东西？所以说，神的爱的特征就是给。哎，大家跟着我说，给。 你看，神给了再给，给了再给，不间断的给，在我们生命里面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福分，给予我们帮助，给予我们他的怜悯。神给了再给，给了再给，阿门。所以神的爱是以给来来来，呃呃彰显给世人认识的。所以大家都很认识这个经节，在这个经节在呃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他对他自己爱的定义。我的爱是给的爱，阿门。所以今天你认识他的爱有多少，很自然的你会给的。如果今天你是敢笑的， <laughs> 你是个吝啬鬼，呃，其实你不认识神的爱。神的爱的特征就是他给，给。 阿门！我们今天接着这个特征，然后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崭新的来认识神的爱。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他怎么样在以佛所书？你看他第一句话，他要讲解神的爱，首先是说神赐给了我们一切，一切。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被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前，神先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伊甸园，为什么？已经一切准备好了来给他们。 所以他们被创造的那一刹那，已经处在神一切的供应当中。他们不能说他们赚取到任何东西，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在他们还没能服侍、敬拜、赞美神之前，他还没还没能说第一句哈利路亚之前，神已经给了他们一切。所以他们没有赚取到任何东西，他是白白得来的。阿门。 今天神一样的对待你，一样的爱你。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白白的先给你一切，可是他却要牵着你的手来认识他给了你的一切，包括什么？阿门。今天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给，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来到他的面前求什么？求智慧，要来认识他给了什么？因为你能够信，你就能够享受到你的拥有。阿门。 阿门。所以神的爱是给的爱。我们来接下来看他怎么讲解第四节说：神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什么时候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呢？那个时候，你你你出生了没有？ 还没有嘞，在他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认识了你了，他已经有你的脸孔在他心里面，他已经设计了你要来创造你，要要你成为他爱的目标，你知道吗？神已经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计划了你，今天我要你看见神对你的大爱，真是哎呦，需要他的圣灵来开启来认识的。 神已经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认识你，已经拣选了你，已经我爱他，我要他成为我爱的目标。神爱你，你知道吗？哎呦，而且是在创造这个创立世界以前，这告诉了我们什么？世界的创立是为了我们创造的，我我不是我们为了世界而创造，世界是为了我们而创立的。 世界是他创立来，在地球是他创立来给予我们有这个、这个、这个空间，有这个环境，能够与神走在一起，这个爱的环境。阿门。他的目标是我们，不是这地球。这地球是他创造来来容纳我们，使我们跟他能够走在一起。哈利路亚。所以说，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的一百一十五十六节说。 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给了谁？给了世人。我们是他的目标，不是地。地是他为了我们而造的。我们是他的目标，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已经是他的目标，他的最爱。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说，他是在创立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接下来说。 在世界以前，其也是在世界以前哦，在创立世界以前，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人还没存在的时候，他不但已经计划了你我，他也知道了你我将会有瑕疵，将会跌倒，将会伤他的心，而且他也已经预备了解决的方法。 拯救人的方法，而这方法是什么？他已经准备了自己要牺牲来赎回我们。这个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哇！神的爱，你说是不是过于人能够预测的、能够测度的？也就是说，神在人还没跌倒之前，已经知道人会跌倒，而且已经准备了要为人牺牲是他自己来拯救我们。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你，我有问题，还有很多挑战，很多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可是今天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根据神的话语，在你还没有这个问题之前，神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这个答案，而且也预备了这个供应。哈利路亚！这是神就是那么的爱我，爱爱你我。阿门。 阿门。这个在创立以前，他已经知道人将会有瑕疵，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这个经节关于耶稣的救赎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指定了耶稣为我们牺牲了。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是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八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被神已经认定、选择，将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所以这是讲讲到耶稣的宝血如何来来洁净我们、来拯救我们。这个是在在什么时候预定的？创世以前。 哇，神好爱我们哦！今天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我们让他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好不好？啊，从新的眼，以新的眼光来看他的爱，让他的爱透入你的心里面，说服你的心，给你知道说他真的爱你，真的爱你。不要让魔鬼的任何障碍拦阻你来领受他的爱，也在他的爱里面领受你一切在基督里的供应。阿门。 阿门！这是神对我们的大爱，而且我们是接着他的供应来来认识的，所以确实我们的信心，这是按着我们认识他的爱有多少。如果你今天知道他是这么的爱你，你的信心没有障碍了了。知道说神爱你，也供应了你。今天他要帮助你来得着，来支取你你的供应。哈利路亚！ 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一章的以佛所书的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神爱你，不是按着你的行为爱你。 不是按照你的付出、你的任何条件，今天他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因为他的爱，不是因为你我的任何条件。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所以，我们今天赚取不了他的爱的，因为他的爱不是按照我们的付出和成就来断定给予我们多少的，他的爱是按照他自己的大爱来爱我们，他是因爱我们。 所以，按着自己的旨意是按着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他预定借着我们，呃，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些都是按按着他他的旨意，他的大爱，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就。可是今天宗教思想却使我们被困在那种心态里面，就是我们老要用自己的成就来赚取神的爱。 人心里面都有这个谎言的，可是神今天要击破这个谎言，揭穿这个谎言，挪掉这个谎言，因为这谎言拦阻我们，这谎言就是那障碍，拦阻我们来领受神的爱。你知道吗？今天有无数甚至基督徒啊，不要讲属世的人啊，基督徒没能来来领受神的爱，也没能来享受到神的供应，就因为在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不配。 眼睛一直看到看着自己的缺乏缺陷，而且这拦阻了他的信心的操用，你知道吗？宗教使人拼命的要赚取神的供应，使人拼命的要赚取神的救赎。最基本的宗教思想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这样的思想的的呃呃的障碍。 在我们的的的心里面，为什么有这个障碍呢？因为魔鬼的第一句谎言就是叫人进入到宗教里面。宗教都是按照按照什么原则？什么好处你都是要按着，你要得到什么好处？从你的任何神明啊，你要得到什么好处？你要有付出的，你要用任某种代价来换取某一种好处。宗教都是按着这个的人和他的行为赚取的心态来得着任何东西。 一切宗教都是按着这个原则的。这哪里来的呢？伊甸园。当魔鬼欺骗人的时候，说：“你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能够更像神。”他们吃了之后，哎呀，他们有了知晓了，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可是他们被困在那个知晓里面，为什么呢？他们这个良心已经启动了了。启动了之后，亚当夏娃现在拼命要要从善。 第二得着神的肩呐，这个心态就是宗教的心态，你知道吗？宗教都是人要守种种的思想价值观，要从善和避二来得着种种的好处，从他们的神明那边得着好处。有一些宗教叫他们说，你用自己用暴力能够赚取到他们神的赞同，他们就用暴力，他们要做出一切他们宗教。 所规定他们要要要去做的，为什么要得着嘛？那个好处，所以宗教思想都是按着这个原则的，人的付出、人的追求，要来得着一些好处，所以跟神的爱和恩典是完全抵触的，完全相反的。神要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按照我们的付出的，是按照他的自己的神性和品格，他的大爱。 是按着他的爱，不是按着我们的付出。阿门，阿门。所以今天确实要让神的话语从你的打从你的心里面挪掉这这种思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的，都会有这种念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拦阻我们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人，信心被被拦阻。为什么？我我这两个星期没有读经。 我祷告，现在我痛，我要我要祷告，要求神医治我。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医治我，因为刚刚今天早晨跟我的妻子闹口角，我们总总总是会以自己的行为和成就来到神面前，而且断定自己接神会接纳我们，会或者不接纳，神会会现在会应许或不应许，神会供应或不供应，都都会有这种思想和心态的，人都会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最最。 最老的一句谎言，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取的。宗教都是用人的行为来赚取，积阴德嘛。可是神要今天要我们知道，说他的爱不是按照我们的成就的。阿门，阿门。今天你来到神面前，根据神的话语，你百分之百的配得他的供应、他的救赎、他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是按照耶稣的配得。哎呦！ 怎么说的？这个就是叫福音，跟人最基本的思想是抵触的。在这世上，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榜样，这个这个模式的。在世上，都是你要得到什么好处，都是你要赚取的。如果甚至如果在大街上有任何人走到你面前说：“哎哎哎哎，我我要给你一百块钱”，肯定有事，对不对？哎，做做做做什么？那如果这个是男人，你是女的，你会说：“卑鄙”，是不是？ 肯定你要有什么好处？什么白白的给我好处？没有这种事情的，在世上没有这个模式，没有这个模式的。所以我们都受这个障碍在心里面。来到神面前，我们把我们从前的宗教带到基督教里面，还带着这个这种以自己的行为要来赚取的这种心态的。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按着，不知道神会不会听。因为今天早上我还有邪念，还是什么的，我们都按这都要按自自己的。 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按照他的大爱来拣选我们，来爱我们，来供应给我们的。而且今天神要你抓到他的这份爱，释放你的信心。哈利路亚，阿门。神爱你，无条件的爱你，这就是福音的的起源。福的音讯就是神爱你，不是按照你的你的成就，按照耶稣的成就，按照他自己的大爱。哈利路亚。 他是因爱我们，不是因我们的成就，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这个是他的旨意耶。你知道吗？在创世纪，这个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有这个旨意，这个计划，我要创造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帅哥， <laughs> 我要创造他，我要创造他，这些都是我爱的目标。我要在哪一年、哪一个时代创造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些这些美漂亮潇洒的面孔，这些都是我要的。 这些我我指定的，我的旨意，他们他们会成为我，他们会成为我爱的目标。我要爱他们，我要拯救他们。真的爱不是按按按着他他他随意的情感的。今天我们以为爱是一种心里面那种情感啊，一种感觉啊。哇，我一见钟情，这个不是情，这个是欲，不是情啊啊！今天我们对爱的。 认识以为爱是一种一种感觉，一种好感觉。有这个感觉我们就走在一起，没有这个感觉就拜拜。我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咱们分手吧，咱们拉倒吧。中国人说：“咱们拉倒吧。”我们的爱是很肤浅的，很很完全是是啊，靠这个心里面的感觉的。神的爱不是靠感觉的，是靠他永恒的旨意。我决定了，我爱你，我不会放手的。阿门。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他的爱。我们对爱的认识太肤浅了，太太太被扭曲了。今天你知道吗？耶稣钉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感心里面，哎呦，感觉到，哎，耶，这个这个，那怎么说呢？这个呃啊，热热的感觉或是什么？哎呀，哎，有这个感觉在在这石架上，不是靠感觉的，他是靠他意志，他决定了，他要拯救你，拯救到底。阿门。 今天我们人以为深爱是感觉呢。今天我们说啊，爱你一样的那句话，说我不爱你了了，拜拜，也是一样的那个那句话，爱，深爱不是这样的，不是不是情感，虽然他有情感，可是不是按着情感的，不是按着情感，是按着他爱我们。阿门，阿门，说神爱我，永恒的爱，永恒永恒的爱，哈利路亚。 他要拯救你，他要拯救到底，所以他说，他在他的话语里面说：“我我我不会离弃你的，我永远不会离弃你。”阿门，因为神就是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哈利路亚！今天你我来认识这爱的时候，你你我也会有有有这个这个信心啊啊！有信心说神的爱真的去掉一切心里面的胆怯和惧怕。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在你生命里面还有任何， 还有任何的怕的这个感觉，都是因为你对他的爱不认识，不知道他掌控万有，而且他不会离弃你的，他不会离弃你的。阿门，阿门！我要大家看这个境界啊，这个这个很好很好的境界。这个是在哥罗西，哥罗西二章十八节。我要知道，我要大家看见世上最基本幼稚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哥罗西二章的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这个不是是不照着基督的啊，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诶，圣经警告我们说，世上会有这种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这个是不造基督的，这个是造人间的虚传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指什么？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世上小学就是幼稚园的意思，幼稚的意思啊。人最开端最幼稚的思想，人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种思想会把我们掳去了。圣经说，这思想到底教导是什么？教导我们去杀人放火吗？不是的。 不是的，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世上的小学这种理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到底教导的是些什么？不是叫你杀人放火的，是宗教的思想来的。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哥里哥罗西的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哎呀，这次用一样的词汇，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什么？不可拿，不可藏。 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是宗教思想来的。世上最基本的思想都是这种宗教思想，用自己的行为。哎，我比赛假黑啊，爱假抽啊，比赛假抽啊，假假这啊，我这要吃素啊啊，我呃很多很多种规条，是什么？都是我们人以种种的行为要来赚取好处的。根据神的话，这种心态，这种宗教心态是世上的小学是。 属世的理学，虚这个虚空的妄言，会把你掳去的。你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离开这种思想。而且这里说什么啊？在二十节接下来，格罗西的二十二节说：“这都是造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这个人呢，不是来自神的啊。”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变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这种宗教的思想和教导，很容易把人掳去的。哇！我今叫有意思嘞，天啦！哎呦，今想今年嘞，你你听这种教导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很很容易被欺骗，因为这个是魔鬼最基本、最老的一句谎言。 所以宗教是魔鬼最老的一个工具，就是宗教和宗教思想。一个人跟来跟你说，神要白白的赐万有给你，有什么好东西吗？不过一个人来教导说，你要神赐福你，我跟你讲，你要吃素，你要念，你要每一天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两个千字啊啊！这些我很容易被骗。 哇！对哦，哇！记下来，记对对对对啊，很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有人最基本的被欺骗，就是在这一方面，有这种种种虚妄的、这种是是虚空的妄言，最基本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上钩的。这一这一方面的欺骗，宗教是魔鬼最善用的工具，哎，欺骗人来杀害人的工具。神说，这个是藐视。 他的救赎工作的藐视，他的救赎工作的思想，这个是叫苦待己身。甚至基督徒如果不认识神的这个爱，你知道吗？我们也会苦待己身来得着种种东西。就好比如呃，好比如我们说啊啊啊，紧实祷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不懂得紧实祷告的真正意义，你会用紧实祷告。 来逼神给你东西，苦待己身。你要得到医治的时候，你简是祷告。你看，我都饿了两个星期了，那你还不医治我啊？我们用用苦待己身，要来来来来，呃，使神同情我们。这个叫做律法主义，你知道吗？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这样是毁谤他，藐视他的救赎工作。 你不相信他的话语，说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着医治。现在你苦待己身，种种的这种宗教思想，这个是世上小学幼稚的思想伸缩。今天神要你我知道，说他的供应是白白给予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人不能够赚取的，他这种爱是人不能够赚取的。阿门，阿门。所以在他的话语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他这种爱是他所喜悦的，他就是喜欢这样的爱，这样超然的爱我们。我就是爱你，而且不是按照你的行为，我就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认定你了。我要爱你，爱你，爱你，爱到底，拯救你，拯救到底，做你的神，做永永恒的神。阿门。这是他喜悦的，你知道吗？他喜神，你都是苏干爱安尼款爱我呢。 他就是喜悦这样的爱我们，阿门，阿门。你愿意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哎呀，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是啊，这就是他喜悦。所以信心是叫神喜悦的，信他的大爱。哎呦，神你要这样的爱我吗？我愿意啊，我愿意。哎呦，你要这样的赐福于我，我愿意。神只要听你讲一句，我愿意。 所以他告诉我们啊，在经节这个经节，他说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九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求鱼，反给他蛇呢？我我我那到我我你看你老伯有没有这样的爸爸？你啊，你说有没有哪个爸爸是这样的爸爸？有这样的话，呃，你你你需要很多帮助哦，可能要把你关到神经病院里面去啊啊！” 呃，他你孩子要拥抱的时候，你给他一记耳光；要吻的时候，你你揍他一顿。有没有这样的爸爸在我们当中？哦，还好没有，哈利路亚！神说，如果你会懂，你你们虽然不好，我们是不好的人，是歹人呢，都是啊。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以给。 的这个比喻来让我们认识他的爱，你能够爱多少？你爱你的孩子有多少？我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比你爱你的孩子爱更爱你。你能够给你的好东西，你的孩子吗？什么好东西？你想象一下，好，按着这个，我要你知道，我能够给你的远远超过你能够给你的孩子的。你看，神是以他的给来使我们理解到他的爱的，他也用一样的这个给的比喻使我们。 来认识他的爱，阿门，阿门。我我觉得我有孩子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在我孩子身上，我经历到，如果我是单身汉，我从来不会经历到的。就是当我感觉我对我孩子的大的爱的时候，给我看到一点点神对我的大爱。我觉得这个是有孩子的最大福分，阿门。谁有孩子在我们当中？ 神要帮助你知道，你对你孩子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你愿意为他们的牺牲是怎么样的？神说：“按着这个，我要你知道，他能够爱你的，为你牺牲的，远远超过你为你愿意为你的孩子牺牲的。”哈利路亚！神是否是否爱我们？阿门，阿门。今天我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他的话语来说服我们，的心说他确实爱我们，而且他要你我能够从心里面。 来领受这份爱，说神我愿意，你这样的爱我，我愿意。神啊，让这爱去掉一切障碍，使我今天我的信心能够发挥出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说神，你无条件的爱我，永恒的爱我。你的你的话语说，你永远不会离弃我。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大爱，阿门阿门。让一切障碍从你心里面，今天让神的道，神的话语。 挪掉这些障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是以以他的付出来给予我们看见他的大爱的。所以在罗马书，在罗马书啊，在以以赛亚书啊，他说的这一句话，五十五章的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都当就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个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指的是什么？神的恩典，不是神的好东西，神的福分没价值，所以你不用给，因为他给了，这叫做恩典。他要你白白的得，因为他已经付出了，他已经赔偿了。 他要你白白的得，你来买是不用银钱的，不是他便宜，是因为耶稣付了代价。阿门。这叫做白白的得，白白的失。神要你我知道他的爱是使他白白的给予我们一切生命的的事的事情，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需要和供应。所以这样的爱，你我认识有多少，才能够有这份能力。 去给别人的，没有认识这样的爱，我们是不能够给别人这样的爱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是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的十章八节，耶稣他自己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失去。因为神自古以来是白白的、白白的给予人的他的救赎、他的大爱、他的供应。” 神要你我今天能够来领受他这个白白的给的这种爱和恩典，为什么？因为他要接着我们能够白白的施给世人。阿门。你你我认识多少，体会有多少，我们才能够给予别人有多少。今天如果你对给呃对呃侍奉啊也好啊，或者或者呃呃呃呃呃奉献也好。 如果你觉得很难啊，很难，神要你知道，你，你缺乏的只是认识他的爱，你不知道他如何的白白赏了你，赐了你，给了你，付出于你。今天你如果能够白白的得，你也会白白的舍，这就是他的爱的特征，他是白白给，白白给，白白给，无间断的。 最后啊，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是怎么显明他的爱的？你知道吗？他把他的性命给予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献上，被定十字架。他说他是以这个方式来显明他的爱。我把我的生命。” 赐给你，阿门。今天神要你我抓到他这份爱，哇！你的爱啊，真的神，我们需要你的，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来知道你爱的长阔高深。阿门。今天神要你知道，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毫无障碍，毫无障碍。 毫无障碍。你以这样的信心来到他面前，说：“神，帮助我！神的帮助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供应。”阿门。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今天以更新的亮光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感谢他以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是施给的爱，赏给、赐给。 他的爱是付出的爱，他的爱是供应的爱，他要给，给，给，他要我们看见，接着他这爱的特征来认识他，他的心是这样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你在生命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呢？有什么需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要说出你用自己的话语说出你心里面的干渴，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生命里面今天。 需要的供应，告诉他，因为神要你知道他是供应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无论是需要的是智慧也好，资源也好，意志也好等等的，神要你知道他爱你，他爱你。今天我们一起来信他，来，我们来敬拜他。哈利路亚。 暴雪洗净我无畏，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献你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 的爱使我们能够完全得以完全得以医治。谢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神要拯救我们，神要供应我们。我要大家闭上眼睛，低下头。我不知道是否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 你没还领，你还没来领受神的爱，愿意来领受他的爱和救赎。今天神不要你对他的爱有疑惑，神要你知道他是真的神，而且他要来爱你，来拯救你，他要来帮助你。他不要你再延迟来领受他的爱。今天你听了话语，他的话语，他要你马上的回应。 接受他的救赎。你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你们还你从从来没接受过耶稣为救主，现在快快的，快快的让我为你祷告。而你举举起你的右手放下来，让我为你祷告。谢谢你，你可以放下了。还有吗？不要害臊，不要害臊，不要不要拒绝神的爱，不要拒绝神的救赎。还有没有？谢谢你。 你可以把手放下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你亲自来领受神的爱，你自己来体会他爱的甘甜，神圣的帮助是怎么样的？因为一切障碍来自魔鬼，圣经告诉我们是魔鬼拦阻人来认识神，来愿意让神帮助和拯救。今天你今天你你只需要愿意而已，我不是叫你给钱，我不是叫要叫你。 参入参与任何宗教和组织，我要你跟神说，我愿意，就这么简单，我愿意，神，我愿意你来彰显你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愿意你来帮助我，来拯救我，来给予我启示亮光，让我来认识你，认识你的爱，让我来来被你牵引走在人生道路上。你还有没有？快快举起你的右手，然后放下来，我们要开始祷告了。还有没有？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大家来跟那位两位朋友一起来祷告。我主耶稣，主耶稣，今天我要来认识你。今天我要来认识你。我要来接受你的救赎。我要来接受你的救赎。我相信你死在十架上。我相信你死在十架上。就是为了我的罪。就是为了我的罪。你承担了我的罪。你承担了我的罪。 你流出了宝血，有流出了宝血。今天让你的宝血接近我，今天让你的宝血接近我。你也替代我复活了，也替代我复活了。我相信，我相信，我接受，我接受你的救赎，你的救赎。今天我邀请你，今天我邀请你来做我的救主，来做我的救主，我的王，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神。喜事在我心，喜事在我心。神的真实，神的真实。 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垂听了我的祷告，垂听了我的祷告，拯救了我，拯救了我，给予我永生，给予我永生，叫我做你的孩子，做我做你的孩子，求你一辈子来牵引我，求你一辈子来牵引我，活出你的计划，活出你的计划，你美好的意念，你美好的一面，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我，拯救了我，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Amen. Hallelujah.